根本就没有什么内鬼，凶手就是你自己。如果你知道更多关于我的秘密。 不妨等进了看守所之后，再慢慢去跟侦查员沟通吧。两年前的一月十八号下午，岳广平查出了有关于内鬼的情报，准备出门和我见面。是你临时造访杀死了他，对吗？是的。你已经猜到了，无头警。岳广平在我十八到二十九岁的整整十一年间。 无论怎么做，都没能获得我的原谅和接纳。直到我母亲去世十二周年上坟的时候，他终于发现我的态度有所松动，当然会欣喜若狂。是黑桃 K 示意你这么做的。对。之后的半年里，我跟他在建宁见过几次面，偶然通过电话，这应该给了他很大的鼓舞。 他开始邀请我去公州家里坐坐，但我拒绝了。岳广平结过婚，他的夫人一直住在那套房子里，直到他过世。我对他说，感情上无法接受。所以一月十八号那天你的突然造访，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其实我也没想到，他会宁愿推迟跟你见面，也要让我先进门。说实话。 那天我是临时赶过去的。哦，那阵子，岳广平一直被监视着。当他约你去安全屋时，黑桃 K 就知道他肯定查出了什么，但已经来不及安排车祸了，只能由我。 <laughs> 你可以想象，岳广平看见我站在外面的时候有多震惊。我跟他说。 我是出差经过这儿，顺道过来看看。他想也不想，就让我进门了。你让他喝药酒了，不，是茶，只是一滴乌头碱浓缩液而已。老年人本来心脏就不好，事后。 我就把茶杯带走了。你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，作为凶手就没有一点感情触动？怎么说呢？我是凶手，但又不是，所以感情触动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吧？什么？没什么意思。那案发当时你害怕吗？ 为什么要怕？家母去世时，我也同样守在她身边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所以你用乌头碱用顺手了。一年前谋杀方正红的时候，再次选择了药酒。我没有想杀方正红，对我来说，最好的状态是他提前病退，或彻底放权。为什么选择嫁祸给严邪？ 好，严家在省委背景深厚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吕局不会轻易对严邪下手。而只要吕局在方正红面前表现出一丝一毫不愿针对严邪的意思，老方都会偏激地理解成吕局在包庇严邪，从而制造出建宁市局中高层内部的隐患和裂痕。能把人心算计到这个份上。 秦川在这方面的天赋还真是可怕。 <laughs> 那你后来为什么给严谢投毒？别告诉我你其实也没想杀他。唉，我要是真的想杀严谢，他现在已经死了一百次了。哦，你对我可能有些误解。我只是个清晰的目标导向者。 并不是个杀人狂魔。如果严邪死了，我甚至会很伤感。我只是想要他们的位置，并不是想要他们的命。那你就没想过，要是严邪压根不去喝药酒，或者被别人误喝了呢？不会。首先，严邪每年立冬前后都会喝药酒除湿，这是他的习惯。其次，我确定，除他以外，很少有人动那瓶药酒。 即便真有人动，也大多是外涂，而不会内服，因为能受得了药酒那味道的，毕竟是少数。再退一万步说吧，就算真的有人喝了还死了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百分百完美的设局。如果过度追求一击毙命，那么势必会在布局时留下痕迹，对隐蔽自身是很不利的。 少将，那顾显生荣在江阳县暗杀严邪，也不算认真要严邪的命了。你信不信都好，我确实没有要求他一定要杀死严邪。我告诉他，最好是射中警车轮胎，造成事故，给汪星业找的杀手创造机会。唉。 其实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是不希望显身荣开枪的，因为只要有弹头膛线，就必然会留下追踪的线索。而这把枪是岳广平的，就算吕局再不相信岳广平的死和我有关，他到底也知道我们之间的父子关系。我不想让吕局有任何怀疑我的可能。你介意我坐下说吗？ 上一天班了，真的很累。坐吧，但不要有任何意图。不会，你的枪法有多准，我是听说过的。唉，你竟然不怀疑我在沙发里藏了武器？不怀疑。你回来之前我已经搜过。 枉我还为你的信任感动了几秒。我只是觉得自己不该犯吕局那样的错误。如果他在岳广平死后就开始怀疑你，或者在一年前方正红中毒时就重点调查你，那么事情应该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不同了。仅仅因为你跟岳广平是亲生父子关系，导致他在这一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对你采取任何行动。 他是难辞其咎的。嗯，吕局老了，他也许调查过我一段时间，但很多琐事，我不是亲自去做的，所以就算调查，他也抓不到证据。老实说，你能怀疑到我身上，才比较让我惊讶。可能，因为你是局外人的关系吧。 黑桃 K 的人帮你处理了很多琐事，差不多吧。那为什么几次对严邪下手都是你自己来？黑桃 K 让你这么做的？ <laughs>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？怎么感觉你认准了他想杀严邪？好吧，我承认，他手下的人确实传递过这个意思，但你应该庆幸。 出手的是我，我的优先目的不过是把严邪弄出刑侦支队。换做黑桃 K 亲自动手的话，可能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吧。 <laughs> 照这样看来，还得感谢你跟黑桃 K 并不完全是一条心。 <laughs> 我跟那毒枭意见相左的地方还挺多的，比方说。 他不敢真把你弄死了，但对我来说却无所谓。 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《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：破云》第三季第七集。 我有了一个倾诉的机会，这么多年了，确实很难熬。现在我说完了，再见。住手，秦川，否则下一枪就击毙你了。 <laughs> 我刚才还在想，您要待到什么时候才出来呢？吕局，放下凶器。 手吧。你们本来的计划是不在我眼前碰面的吧？举起手，慢慢走过来。江队，你还好吧？不用管我。我能把眼镜戴上吗？戴吧。戴完别动。 谢谢。唉，是我疏忽了。没想到两位竟然能联手。吕局，是岳广平当年的电话，让您对江队建立了信任吗？这倒没有。我在相信你这点上吃了亏，不会再轻易相信别人了。你最好别轻举妄动。 相对不敢随便开枪，我倒是可以击毙你的。哼， <laughs> 聊聊呗，趁同事，趁警察还没赶到的时候，不然我怕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了。你们是什么时候见面联手的？今天中午，因为我们都发现了你不小心遗漏下来的唯一证据。哦，王兴业。 就在几个小时之前，我跟吕局在他家楼下的便利店碰面。是你？不用这么惊讶了。早在胡伟生制毒案的时候，您不就已经察觉到我的存在了吗？啊，江直队长，你也是来？ 是，景川。江阳县袭警事件之后，我有点怀疑你，但始终无法把你往弑父凶手上联想。直到沿袭乌头碱中毒，联系当年所谓心脏病发作去世的老岳，我才真正觉得，应该就是你没跑了。哦，难怪您突然决定给我下正式任命。 还要求把支队内部事务拿给您签字，应该是想借机寻找我在日常工作中的破绽。对，你做事太聪明了，所有杀人灭口和抹除痕迹的工作，你都交给毒贩去处理，所以我只能从头开始梳理你可能做过的每一件事、去过的每一个地方，争取找出蛛丝马迹。 幸运的是啊，我并没有查太久。监控显示，沿协卧底三春花市的那天晚上，报警扫黄、破坏缉毒行动的男人，就是汪兴业。唉，果然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他家楼下便利店的防盗摄像头，拍下了半年内你多次进入汪兴业家，并在他潜逃前几个小时通风报信的证据。 不愧是吕局，那江队呢？你并没有调阅案卷和监控的权限吧？我不用，我从方队那条裤子的分析结果上锁定往前回忆你做过的事，就想起了汪星野。所以，你也想找到我通风报信的证据？不，我只奇怪你为什么要跟汪星野勾结。 后来才想到，这应该是你背着黑桃 K 做的吧？你三春花市并不是黑桃 K 手下的据点，而是汪新叶的私人生意。在六一九绑架案里，以黑桃 K 的做事风格，应该会立刻让你把汪新叶灭口。可你却让汪新叶连夜逃了出去，为什么？你本来是想利用这个人的吧？ 秦副队，还有这事？哎，但我也没想到他这么没用。你想利用他干什么？你到底在私下谋了多少利？秦川，我劝你老老实实交代所有问题，你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。 <laughs> 我可以交代，只要您拿得出证据。 老方那条没有验出乌头碱毒素的裤子，盯不死你，因为无法证明物证清洁度，也就形成不了证据链。但你跟汪兴业之间的合作，几次向黑桃 K 泄密的经过，这些都必然有迹可循。你就不要再心存侥幸了。我知道，该我配合的，我一定配合。您放心吧，江队，你不方便公开露面，先走吧。 抓住。 绿菊因为怕死而假装饮用正常药酒，从而留下破绽被发现证据，这不像是秦川的性格。唯一的解释是他没撒谎，是真的有某些比谋杀严邪还要重要的任务没完成，因此不想冒生命风险。这个人隐瞒了很多事情。当你出现拿枪对准他的时候，他分明是有一搏之力的，但他主动放弃了。 他的智商非常高，又善于筹谋，我估计他一定会尝试越狱。我建议你重点看守他，不要留下任何可乘之机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把严邪放出来？ <laughs> 今晚，连夜审讯秦川在老方那辆车上做手脚的事，最痴迷 天，银贤那小子一定能出来，到时候我通知你来接。呃，今晚你要送什么东西进去啊？吃的、喝的、毛巾被褥啊？书籍杂志不行啊，我跟你说。不用了，白水煮蛋，吃着挺健康。哦对，加半碗白水煮青菜，消消火。 李局，出来啦！瞧你这一身晦气。老方醒来了吗？还没有。我想见见秦川。行吧，半个小时后安排你去审讯室见一面。这半个小时内，你可以先去洗个澡、换身衣服、抽根烟什么的，或者…… 去楼下街对面，看看你最喜欢的那辆车修的怎么样了。啊，是。 买了 U C。 昨天晚上让人给我送来那碗猪肉韭菜饺子，歼三一都应成神舟八号。了。别动，让我顶顶，安慰安慰我受伤的肉体和破碎的心灵啊！肉体受伤的是我，还有那是水煮青菜。你哪受伤了？不就脸吗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不嫌弃你。 钻戒、婚礼、蜜月、车队，绝不缺斤少两。彩礼，你看着随便开价吧。 <laughs> 严副支队，你醒醒！这市局门口，嗨，没事儿，没人看咱们。大中午的没什么案子，大家都溜号了。万一被人看见，我就说你是我泡来的小网红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都瘦了，肯定没好好吃饭。你看这腰， <laughs> 这大腿。 <laughs> 你干什么呢你？啊，妹妹妹姐说您刚出狱，嗯，肯定没吃饭，叫我送个便便当盒。哼， <laughs> 苦瓜炒肉丁，凉拌苦瓜，苦瓜蛋花汤。哼，清热解毒，降肝火，挺好的。来，韩小梅。啊，在。哎，我看你啊，当刑警纯属屈才。 要不你辞职去杨妹的 KTV 当前台小妹算了，你觉得呢？啊，严队，我我去上班了。哼！哎呀，哎，明明只是读了几天试卷，怎么这么累呢？难道真是因为年纪上去了？所以啊，男人过了三十就要服老。 别当自己是埋伏行动，连轴转几天几夜不睡觉的小年轻了。 <laughs> 神舟八号，我看你天宫一号差不多。哼， <laughs> 天宫一号也能让你要死要活。不信，今晚咱俩试试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哼，哎呀。 <laughs> 怎么就是他呢？总比是吕局好吧？不是，其实无论查出是谁，我都不会好受，哪怕最后发现是方正红，我都……你明白那种感觉吗？跟个人恩怨或集体荣誉都无关，只是真的十多年了，这是正常的。刑侦禁毒 乃至整个公共安全口，这条征程漫长、艰难而无止境，一旦踏上就难以回头。能清清白白走完人生的毕竟是少数。所有战场到了最后，都是信念与自身的较量。言希，咱们都必须学会接受。 至少你和我，还在这条路上走着，不是吗？ 有烟吗？谢谢。我是不是还应该感谢你？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要下死手，到最后，还是给我留了百分之一的求生机会。这要看你怎么想了。你是怎么想的？ 我对岳广平是你父亲这点，震惊比较多一些。咱俩认识十多年了，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父亲是谁，母亲是怎么走的，以及上学时就认识黑桃 K 的事。唉，现在想来，应该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秘密，却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吧？但已经太迟了，对你或对我都是。 怎么说呢？可能人生最无奈的三个字，就是太迟了吧。可惜，我知道这一点，也已经太迟了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参加现场行动的时候吗？ <laughs> 前头几辆警车去围赌场，咱们两个实习警埋伏在后门，本来以为根本没事，结果突然窜出几个打手，害他们都抄了家伙。 那时候我都以为铁定要凉了，没想到你的第一反应是一脚把我踢出去，大吼：“我来挡着，你快去叫增援！”可你也没跑啊，咱俩还一道立功了呢。跑个屁！你那一脚差点把我给踹出腰间盘突出。后来我还说呢，战斗还没开始，就差点损在自己人的铁蹄之下了。你要光荣了，谁赔我医药费？哼。 还有一次，去扫黄卧底，你 <laughs> 小子竟然走错了路，害得我俩都平白绕了二十分钟才回来。最后魏副局死活都不信咱俩没有结伴去嫖，哼， <laughs> 还是于队给解的围，说我相信我们局里的小伙子都不该只有二十分钟。最后罚钱了事。唉，哼，那次可真是丢人丢大发了。 呵呵呵哎，跟你认识这些年，在市局工作的这段岁月，是我这辈子最值得回忆的时光。如果人生真有理解太迟的遗憾，那遗憾应该是我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我曾经真的把你当成是兄弟。 曾经我也是，不好意思，严父，时间到了。啊，等等，这照片里的全套正装，是我们在你父亲衣柜里找到的。按时间算，应该是准备送给你的三十岁生日礼物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包装盒都拆掉扔了，这样成套的挂起来吗？ 因为这样，他就可以对着衣架想象你穿上是什么样子了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妍希。我们在看悬疑小说的时候，都是跟随主角怀疑所有可能作案的对象。 在一层层抽丝剥茧以后，将坏人绳之以法。但为什么我们从未怀疑过主角呢？什么？如果坏人就是主角，那结局会是怎样呢？严 <laughs> 父，他真该走了。走吧。 坏人就是主角，难道他是想说？老方脱离危险了，太好了！喂？喂，严队，我是齐思浩啊！你上次让我查将军在宫中住哪儿，我查到了，是哪儿？ 再说一遍，什么地方？驾驶员啊，就是汪兴业跳楼的那个小区。前阵子我们都去过的。知道了。何止汪兴业，1009塑料厂爆炸案件，红星 Q 也是从那里发出了确认交易地点的指令。 原本只是想暗中打听，完了溜过去看看江婷有什么生活小习惯，没想到她竟然住在那个小区。红星 Q 留下的痕迹和江婷这个秘而不宣的地址，总有一个不是巧合。看来这个地方还得抽空再去一趟。 晚上等你一起吃饭。嗯嗯。走了。哎，回来。这都九点二十了，早上十点吕局亲自主持周会，我才回刚两个礼拜，不能迟到。那也不急这一分钟啊。你你脱我衣服干嘛？你身体吃得消吗？哼，别闹，昨天晚上。 咱们，行，行，别说话，再让我亲亲。 接了吗？哼，来，再亲一个，晚上再。对着镜子亲你自己吧，扣子扣错了都不知道。哎，别管他，先亲一个啊。嗯， <laughs> 走了。 我想通过贵办事处对缅甸小勐拉的当地寺庙捐赠一笔香火，请问该怎么操作？李局，你有急事找我。 嗯，坐吧。是这样的，新型芬太尼化合物蓝金被我们通报上去之后啊，公安部非常重视，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，也和缅甸方面进行了数次召会。是查到什么情况了吗？上周五，缅甸军方向我国通报了最新情况，小勐拉周边偏远地区。 分别有三座寺庙遭到了屠杀和焚毁。一伙被抓获的毒贩指认了黑桃 K，这个是他们传过来的图片资料。嗯，这半个背影是黑桃 K。对，这是他跟同伙金杰半个月以前在缅甸小勐拉的寺庙留下的影像。仅仅半天之后。 这座村庄寺庙里的所有僧人都被冲锋枪射杀，建筑也被焚毁了。这张照片怎么来的？自动照相机。缅甸小猛拉跟我国接壤，今日啊，一伙走马帮在城市偷渡入境时。 被我国边防武警抓获。审讯发现，他们的贩毒组织，差不多能算是黑桃 K 的对头。有毒贩交代，说黑桃 K 最近拿着几张照片，在孟拉附近的寺庙盘查照片上的人，找人。嗯，这是黑桃 K 手持的照片。他在找一个老和尚。我只是怀疑啊。 这个人，有可能是黑桃 K 的父亲，草白。 什么？黄昏冷，斜雨深，本一场血色交锋，迎面吹来的风，千疮百孔，错一步误一生。 太多人纷纷不懂，明火暗你眼中交替纵横。遍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。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真实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。 昼夜不分晨昏，未被善恶难动。封神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暗夜争锋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。 见的人无上光荣，再转身太匆匆，没有谁与世无争，黑与白在心中分明不同。遍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。 天空明刀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晨昏，未免山河感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暗夜争锋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的人踏进漫天。 受的痛，情路如虹，纵让血浪翻涌，越是微笑越从容。交织的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。撕裂的魂，重新拼凑才算完整。风雨过后，微风穿透了云层。晨阳中。